魏琛的问题顿时让星星这边咳嗽声响成一片，所有人都用这种方法顾左右而言他，拒绝回答这一问题。但要说厉害，还是得说大神叶修，神情不变，很是镇定的回了一句：“字打的不错。 <laughs> ”我说的就是这个。”魏琛大笑，咳嗽声再度响成一片。 个人赛战罢，星星战队三战皆胜，全取三分。接下来的擂台赛和团队赛再无个人赛这样的散分，即便是玄奇，也非得在这两回合中拿下一回合不可。至于星星个人赛全取了三分之后，擂台赛其实倒是可以放松一下。对他们而言，起到决定性的将是团队赛。 不过，对于必须要取八分以上才能出现的星星而言，团队赛不容有失是他们早就知道的事儿，所以这时候心态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个人赛连取三分，让他们士气如虹，而玄奇这边在接连遭到个人赛头两场的失利后，第三场却是迎来了一些转机。正所谓物极必反。 在第三场被魏琛以这样的方式逼得胜利后，玄奇上上下下已是恼火中烧。再由经验丰富的张义伟一番鼓动，士气终于也重新点燃。只是可怜了第三阵的年轻选手，他无疑是张义伟这一士气战中的牺牲品。而此时此刻的张义伟也根本顾不上去安抚这位选手的情绪。 个人赛和擂台赛之间的休息时间较长，双方各做了准备后重新上阵，比赛的火药味也变得愈发浓烈起来。好，玄奇对星心，第二回合的擂台赛马上就要打响了。电视转播方面，中间休息时段当然是要插播一点广告了。此时擂台赛即将开始，转播果断切回，解说也重振精神开始工作。 之前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到最后解说几乎是一言未发，这要正常来说，简直可以当做是转播事故了。但是这一次，破天荒的对于解说在节目转播过程中的哑火，转播方没有任何表示。看来魏琛超无下限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解说的这种反应甚至都被视为了情理之中，可以原谅。 擂台赛的双方选手已经开始入场。星星战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包荣星，这位选手是一个典型的新人，时常会出现一些十分低级的失误。不知道在今天这场很关键的较量中，他会带给大家怎样的表现呢？玄奇战队这边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汤星，啊，这个安排有点意外啊。作为玄奇战队的队长，汤星应该可以说是目前这支玄奇战队中最优秀的选手。 依照惯例的话，这类选手在擂台赛的出场阵容应该是第三顺位。玄奇这样安排，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呢？我们都知道，玄奇这支战队是有专门的教练进行这方面的安排指导的，每个排兵布阵都应该有其深意。到底是何意图呢？那就只能在比赛里见真章了。好，比赛现在正式开始了。 上一场里直接冷场的解说，像是把话传流到了这场似的，从一开始就滔滔不绝。双方角色都在向前，都没有采取走位，是准备直接展开较量吗？哦，汤信改变了路线，开始迂回，看来他是准备给予对手一个出其不意。好，汤信成功的绕到了对手的侧翼，鲍荣性还没有察觉，汤信进一步逼近。 这个距离已经可以展开攻击了吧？但包容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什么，他还在往前走。这个实在有些不应该啊！这种时间还没有遇到对手，怎么也该意识到对手采用了战术走位了吧？唐兴现在跟在了包子入侵的侧翼，他还没有展开攻击。呃，这个时候，我猜一定会有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想起了单人赛的第二场对决吧？唐星是准备采用这样的方式以牙还牙吗？哦，他没有。 汤星出手了，他率先发动了攻势。随着解说一声呐喊，对战双方进行了初次交锋。汤星的角色职业是神枪手，正是玄奇教练张义伟当年所用职业。对于这个队长，张义伟因此也有一些别样的寄托和期待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汤星这位选手的风格也多少出现了他当年的影子。枪体术。 这是张义伟当年最擅长的打法，在指导玄奇后，对汤兴这位选手可谓是倾囊相授。此时也可算是这支弱队选手中为数不多的亮点。枪体术的打法并不意味着神枪手就要贴身上去肉搏，但也绝不会拉开太远的距离。这个打法的关键就是在于“进退自如”四个字，具体合成的距离能做到这一点？ 就要看个人的掌握和操作水平了。汤星的枪体术能保持约摸五个身位格的距离进退自如，这在精通此打法的神枪选手中也算是比较普遍的水准。距离周泽楷这种顶尖神枪选手三个身位格的枪体术水准，还是生生差出一大截。一个身位格，也就是角色没有任何操作正常移动时的一步。 所以，枪体术通常就简单的以 X 步来划分。到底几步枪体术最具威力？这个到底还是要看操作者的运用。但至少能运用三步枪体术的选手，想掌握五步的技术轻而易举。但只能达到五步枪体术的选手，想进一步实现三步枪体术，那可就难于登天了。 每进一步，就需要选手有更快的反应和操作。汤星只是一个才华有限的选手，在接受张义伟的指导后，索性专攻枪体术。只可惜，在达到五步之后，就无法再进一步，这让张义伟也无可奈何。当年他的枪体术也只是达到四步枪体术，再进半步都不能。他深知这种天赋限制的无奈。 所以也不好去强求汤星突破，只能让他继续加强五步枪体术的运用技巧。五步枪体术对付包荣兴这个新丁足够了。看到汤星的神枪手冲上，飞快进入五步距离，娴熟流畅的枪体术攻击起手，张义伟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突遭袭击的包子看起来有些慌乱。 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抵抗的思路，豹子入侵在汤星神枪手的攻势下踉踉跄跄的，只顾狂跑。张一伟看得哈哈大笑，这在他看来实在就是一个心丁的反应。被打的措手不及的时候，完全无法理智思考应该如何应对，又没有经验做出下意识的判断，想到的只能是跑。这样的选手。 我真的有点搞不懂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会用它。张一伟望着叶修说道：“有什么问题？”啊？叶修反问：“有什么问题还用我说吗？”张一伟看着比赛中包子入侵的狼狈，我看有问题的是你吧？一直跑难道不是应对枪体术的正确方法吗？笑容顿时在张一伟脸上僵住。 叶修说的是简陋了一点，但他明白叶修话里的意思。一直跑在这里，用专业一点的术语来讲的话，指的就是不断移动，改变双方之间的距离。枪体术打法的要点就在这个距离上。距离由汤星主动掌握的话，那么枪体术进退自如的特点将被发现的淋漓尽致。但是，一旦在这方面有些被动的话， 那么枪体术的节奏很有可能就会被打乱，这样就有可能给了对手反衬之机。包子入侵在汤星神枪手的追打下跑得踉跄，跑得狼狈，再加上他是个明显的新人，张一伟干脆就没把这往战术应对上去想。此时听叶修这么一说，才一细看，包子入侵跑的是狼狈。 却也是成功闪避着汤星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汤星枪体术对距离的控制，正在因为不断的追杀对手而无法由他主动掌控。这是有意的战术走位吗？张以为左看右看，却都觉得不像。有意识的话，何必要搞得这么难看？可是再转念一想，这种狼狈…… 也极有可能是让汤星麻痹大意的手段。从个人赛的对决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兴欣的选手是完全不去照顾场面的，他们似乎完全没有讨好观众的心思，只是用尽手段去取得胜利。如此队伍中的选手故意弄得自己狼狈出丑，以此麻痹对手，简直就是信手拈来的一件事儿啊！汤星。 不要上当啊！快看清楚！张一伟开始着急了。他把汤星安排在第一位，是为了建立心理优势，因为他们料到星星方面守擂台的肯定是叶秋大神。如此一来，前边杀个两败俱伤，最终和叶秋大神决胜负，定擂台赛的输赢。 就算是放他们玄奇最出色的选手汤星，那在叶秋面前恐怕也一点心理优势也没有。如此一来，索性不如让出色的汤星先上阵，尽可能多的击败星星的选手。这样一来，没准最后能剩下两人什么的去对阵叶秋，二打一。这样一来，心理优势不就建立起来了吗？结果现在。 眼见汤兴有可能要坠入圈套，让他如何能不着急呀？糟糕！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正心里狂吼：“汤兴，快些注意！”结果汤兴枪体术的节奏就在此时就因连续的被动露出了破绽。同样精通此道的张义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紧跟着就见板砖已经呼啸而至。